锵锵三人行，哎，张老师，您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是吗？对对对，哎，我问问你，呃，听说这个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呢，他们了解中国靠看电视剧，就是租的那种，是不？陈丹青，陈丹青， <laughs> 陈丹青就是， <laughs> 就就看中国的电视剧，看中国电视剧，对，的确。 我自己看的比较少，我因为电视剧总的来说就看的少，但是我比较爱看的电视呢是那个脱口秀，美国的脱口秀。但是的确有一很多在中国呃在在美国住的华人，比如说他又不是在那儿呃时间很久，他可能看美国的这个电视呢还是有有点障碍吧，他就租到家里来看很多，然后的确你会到有的时候你去中餐馆会听到那些华人在那说。 或者是一个一个聚会里边，哎，发现这些人怎么都看的还是大陆的电视剧？反倒是我在中国吧，我喜欢看美剧。 <laughs> 这家伙，哎，但是这个，这个，我现在看电视剧越来越多，和这个呃年事渐高是吧？嗯，这个主要是戴人有关系。去年冬天又有点小病， <laughs> 嗯、所以我各种活动啊都谢绝了。 我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都在两三个小时，至少。主要是电视剧。还主要是主要是电新闻和电视剧吧，各各占各占一部分。哎，但咱一般有的文化人觉得，像您这样的这大知识分子看电视剧挺俗气的，不是？说这是市小普通市民，他主要是能休息。 <laughs> 你看电视剧，休看了，看完就忘。嗯。一边看一边忘。 哎，所以我有时候不是因为不是您还是真是照点一集一集看，还是买租一堆袋子？不不是不是，我是就是在这个这个电视里头看，但是我不死气白咧的看，看着看着我觉着它没劲了，我回头就走啊，然后过一会儿又回头又走，又没别的可干，就又回来了。他说他最近看了得有十部之多中国的这个热播电视剧电视剧电视剧，我最近。啊。 我看的十部都不止，我随便记着的啊，嗯，而且它有都有共同性的，我想给你们二位报告一下， <laughs> 报告报告一下，一百个小时， <laughs> 对对，啊，对没错，将军，嗯，刀锋一九三七，嗯，决战南京，嗯，借枪，嗯，旗袍，好家伙，风雨，嗯，风声传奇，风声传奇。 敢死队， <laughs> 第一都是类似的谍战片儿，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嗯。第二呢，它都有三股，至少是三股或四股势力。一个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先锋，呃，打到敌人那边去了。嗯。 一个是国民党军统，而且国民党还没别人，就是军统， <laughs> 哎，专任军统的，专任军统，专任军统的，就是有一演军统的，一百部里边军统都有他。然后是日本侵略军的，嗯，然后是汪伪的。为汪伪有的呢？是和完全就是听日本侵略军的，嗯，有的呢，就是这个和日本侵略军吧，也中间闹点矛盾啊，哎，有时候，但当然了。 他他就怎么也有他的人物有内心矛盾，也有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嗯，都是这个题材，而且都是啊！一上来你看着就一看预告你就吓一跳，不是枪对着太阳穴，不是对着你的太阳穴，就是对着我的太阳穴。 <laughs>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主要的英雄人物，就是我党派出去的这个谍报人员。嗯。 还同时被三四个美女 <laughs> 所所爱，既被我党的美女所爱，美女所爱，也被贵党 <laughs> 或者另外一个党的国军的美女国军的美女 <laughs> 所爱，甚至于还有一个日本女的爱他。而且这是不是这些我党的哎也都是帅哥？ 呃，而而且我而且我党绝不中美人计，绝不绝不中， <laughs> 他能妥善处理，对，还能妥善妥善处理。什么叫妥善就是妥善处理就是摆平摆平，啊，你不得摆平啊？另外你还不。 还不随便的，不犯错误，呃，不犯错误，不犯生活错误，不犯这个风气上的错误。对，作风错误都是国民党军统那边犯。 <laughs> 国民党的国民党的军军统那边的也有抗日的啊。你像《借枪》里头啊，里边这个共产党的英雄啊，到了关键时刻还都是找国民党帮的忙， <laughs> 对，挺乐。嗯。但是国民党的谍报人员呢，有几个特点。嗯。 第一个特点是容易中美人计， <laughs> 第二个特点见钱眼开，第三个特特点只要一抓着，一见那些刑具。 <laughs> 马立马叛变， <laughs> 这就怂了。立马立马叛变，这这是通人性。 <laughs> 这共产党呢，这个派出去的，那是是杀不怕杀，砍不怕砍，折磨不怕折磨。哎呀，美人不怕美人，美人也不美人，美美人给你一脚踢开。我天是不是？这真。可这个本来啊，我看呢。 后后来我还爱看这个了， <laughs> 为什么他紧张？甭管他真的假的，我也知道他是假的，嗯嗯嗯，但是他紧张。嗯嗯。另外呢，这个我太太就说说，管他什么电视剧呢？你看演员是吧？如果这里的有美女、有帅哥、有老演员、有名演员，嗯，有大腕儿，就有有大腕儿，你就看啊。哎，但是我们特别怕一个。 我不知道你有人，包括美国电影，我特别怕小孩进去掺和。什么意思？不是，这俩人正搞着对象吧？这小孩帮着他们促成，或者帮着他们给他们拉开。美国好多电影也有这种小孩。对对对对对，就这俩人正在，就这层窗户纸一般是由这小孩，对了，或者由他捅破，对了，或者在关键时刻。这小孩掺和，我就老觉得最好是儿童不宜最好。 <laughs> <laughs> 所以我听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套活啊，这这这套活的程度。他拿很多元素，不同。你觉得他说这事儿啊，最近正是呃聊热聊这个呢，说这个广电总局那儿透出风来了，比如说四大名著呃暂时喊停，不要再翻拍。你知道，啊，像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还赞成，就是你知道吗？就有时候就觉得，怎么咱一弄什么都是不是一个呀？就是一堆，就是一堆，而且就像你说的。 其实我慢慢听明白了，就是啊，就是说呀，吸引观众啊，这是一种招儿。但是呢，你比如说啊，呃，其实我觉得他这是他他实质上就是什么呢？凶杀暴力。 嗯，加阴谋跟风，我觉得真的是挺中国特色的。翻拍倒不是翻拍，比如说我在在在美国看过很多这种名著翻拍的，比如说我很早我记得差不多有二十年前，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刚上学的时候就看到过，比如穿西装的莎士比亚剧，你想他就挪到现代了嘛，然后那台词也都变得更就是现代人能听懂了。然后这个比如说有些像什么啊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也拍成有的拍成电影了，有床戏什么，这也是毁誉参半吧。他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观众挑刺，觉得不好；有一些就觉得哦，这个吸引年轻人呢。 所以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意思，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觉得现在出现，的，咱讲讲就就说这个一呃新的时尚是什么？叫穿越剧，你听我说嘛，穿越就玩这个什么叫穿越？古今穿越，其实当年有个电影叫《古今大战秦俑情》，什么张艺谋跟巩俐弄的那个，就是从那个地方，但是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慌着，就是你要说有理性的人呢，也会说说这个荒诞不堪，可是老实讲，收视率还极高。 极高，后来他们发现也有规律，就比如这这个帅哥靓女啊，穿着衣服啊拍的吧，还挺漂亮。就是基本还是这基本元素都有啊。你不是你就讲这翻拍，我我问你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啊？有的现在呃这个收视率非常高的翻拍韩剧，翻拍到了什么程度啊？嗯，他就可以没有任何创作了。对对，场景一模一样，对白一模一样，甚至连有的角色的名字啊都不了。改了。 就这种直接的这个克隆换上中国演员，就跟那个知名韩剧一模一样。但是呢，就这样观众就就买账啊，收视率很火。这不该怎么说呢？这几年的现在，比如咱们有最早的，据说还算是大陆的第一个什么青春偶像剧，就那《将爱情进行到底》。嗯，那当时也也也票房很好吧。 然后名声也不错吧，可是后来就被说这这也是翻拍啊，翻拍一个日本就那个木木村拓哉演的那个叫叫《爱情告告白书》好像。还是完了后来一对说那情节都一样，也是什么济南是三男两女是两男三女，然后后来说这类剧呢，基本上那改动就改少到比如东京就变成北京了或者上海，然后北海道变成哈尔滨了，比如什么吃这个这个 <laughs> 生鱼片咱们就涮羊肉了。 然后这名字可能也就是木村拓哉，咱们就改成李亚鹏了。就这，我不是说，就我觉得就是说，你知道中国现在很有意思，就就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观众啊，他他就爱盗版，但是他爱他爱山寨，听了这个了，他接受这个东西，还还还赞。这个电视剧啊，嗯，整个说起来，它倾向于通俗，哎，大众，而且你得耗时间。 嗯，你必须时间耗的很长，就适合像我前一段的这种情况，养病在家，养病养病在家。嗯，啊，您这个晚上，你说我又不能说吃完饭，因为我吃吃晚饭也早，说我六点半就吃完饭了，我七点半就睡觉了，那我夜两点我起来闹腾也不行。对 <laughs> 所以就要看一段电视剧，怎么着也看到九点半十点，那我再睡。 这就就比较好办，对，哎，我所以我在那个八零年我去美国，那时候北那时候中国还没什么电视剧，哦，北京那么一两个电视台，嗯嗯嗯，美国人就告诉我说，美国人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个电视剧啊是白痴写的，白痴演的，白痴看的，嗯，有些人呢当初啊不是白痴，看多了也就变成白痴了。 <laughs> 我呢，现在我就体会到这个了。为什么我说我？你说我看我，确实就是为了休息。嗯。另外呢，我也很尊重这些演员的劳动。嗯。另外，导演呢，包括什么布景啊？你比如那旗袍，那旗袍，那那那个跟日本怎么斗啊？我没有兴趣。嗯。他那穿穿那旗袍那个演员呢，他条又好，叫罗海琼。呵，哎呦哎呦，王老，我得给你介绍介绍。 <laughs> 哇，您什么时候请到这个，请请到你这三人行来？把张老师换掉。 <laughs> 让位。哎，他你看他穿这旗袍真漂亮。哎呦，他有他有这。你看他多种审美，有多有多种乐趣是在这。没错您这一说到旗袍，这还中国化很厉害。我刚才想有一个什么，就是说它有一个必然性翻拍，尤其是翻拍韩国和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呀，又是亚洲文化，跟咱们这儿有文化有。 有同质性，对吧？嗯。又一个呢，在这个现代化改变呃现代化的这个发展当中，正好走在咱们前边嗯。等于从这种新的电视剧的品种，咱们刚起步，你知道，当年就拍拍这一个《渴望》的时候，也有原型。他们这些室内剧怎么传的？也是看了好多，比如墨西哥的呀、什么台湾的，怎么有什么什怎么设这个苦情戏，然后这这家庭两个角怎么打？ 这都是这么学来的，它有变。然后到了现在呢，你不能再拍那个了吧？那就得帅哥靓女。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排场、客厅，比如说都市的白领生活方式，确实是越来越接近。你不能说他这个克隆就是说我们完全就没招儿。确实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了。你要到自己完全再独创出来，我看这个时间还真的是有点儿。而且我就觉得吧，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啊，有一种捏脚现象。 就是就是这这怎么叫心灵捏脚呢？你比方举个例子啊，呃，现在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歌手叫李健啊，他的这个歌啊，我就老放在车里听，听了好多遍。他的这个歌呢，你可以叫做就是一种美丽的哀愁。 但是呢，哎呀，你沉浸在一种稍微有点忧伤，但是又很美的一个调调里，我可以一遍一遍的放。开车的时候啊，心灵的肌捏脚就按摩。对，我就发现有些家庭妇女啊，也是这样，她这完全是套活。哎，只要帅哥靓女有点误解，哎呀，最后你不理解我，你冤枉我了，最后大家哎呀重重归于好。哎呦，眼泪一次次的可以流下来。对他来讲，确实不就是不管你不管他怎么俗，哎，他实际上他是。 符合多数人的那个那个价值取向的，哎哎，比如说韩剧里头吧，他还是提倡。 就是对长上要要尊重，另外对对爱情吧要忠贞，你不要老老弄个什么第三者、第四者、小三儿、小四的， <laughs> 你别你别弄那个，你玩那个没玩不出什么好结果来。哎，这个还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家庭伦理，家庭这个一般排在黄金档，它的确针对的是这种主流观众，而且以中。 老年观众为主，我觉得，你看那是青年的那个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不在电视机前边，比如他在网吧呢，或者他在外头他那，但是呢，那就是说这种这个心灵捏脚现象啊，我就是说呃，必须也有一点呢，成年人可以可能没有问题，但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就这个发傻的这种现象啊，呃，就是这是国际科学界研究证实的，比如说孩子。 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建议不要超过三个小时，因为这是有科学证据。你要老是这么，因为它是被动的，而且是不费脑子的，这样呢，明显超过三个小时的孩子，明显表现出迟钝。 反应变慢，这美国是又变白问题，没在在在大量被讨论，就是这个时间使得美国的现在教育制度在衰落，尤其是你出到精英大学，那那他还是领先的，但是中小学就因为看电视过多，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建议多看我们这种节目，越看越聪明啊！ <laughs> 看这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另外，我觉着王老师还有一点啊，这个这个还挺重要就说这些这个一大堆的这种这种这个凶杀暴力，实际上是抗战啊的剧当中啊，它都有个日本因素。哎，对了，是吗？对。那那抗日的时间，那可不是这个。这象，就是我我呀，稍微觉得啊，咱们，因为你对这个，你也不应该啊太认真。 因为你要是说真是根据这个了解，比如说呃中日关系史，那您就上当了，是不是？现在呢，跟日本的关系从总体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哎，可是忒多了呢，有时候有时候让人觉得就是这气氛上差一点因为他一打开咱们这电电视剧啊，不是这枪。 是吧？就是上刑，是吧？要不就是拿烙铁往往身上烙。您这东西看多了，我老觉得对对这个儿童儿儿童不宜。您刚才说那我只看过那《风声》那电影，这看完了真是做噩梦，就各种刑具，然后就是考验你的，真是考验你的神经。您说他这个，比如说啊，比如说好比说二十个。 好比省级卫视，嗯，每天晚上大家相似的时间都在说，对小日本儿、小日本儿、小日本儿，这个会也会形成一个总体的。他这我呀完全理解，他这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对描写这个中国的这个被侵略的这一方老百姓啊，对这个侵略的强盗们的这种仇恨，嗯，仇恨呢，但是呢，就是在就是推集中了啊，我又觉得。 小日本呢，不是不是一个最最理想的说法。你宁可说日本强盗，都不要说小日本。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小日本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中国人骂小日本是认为他们是倭寇，认为他个矮。对。可是呢，个矮不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弱点， <laughs> 而且呢，人家现在而且现在有一统计，就中小学生。 呃，中小学生日本人的个儿已经超过咱们了，这这是事实。哎，这个饮食经济，我当年去就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去去美国当学呃呃上学的时候，经常被美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当时我很纳闷，我说你怎么会觉得我是？很很多人都先问你猜你。 就说你日本，因为我个儿高，个儿高。后来我才明白啊，这是因为去那儿的日本人留学生普遍个子还不矮，对对对，他们印象，而且他感觉好像因为你什么吃的好，包括什么健身什么，这都跟你的个子有关系。另外，因为我听艾青，艾青老嗯说过，就是那个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以后，那时候他还在法国，嗯，他说有一次在街上走，就碰到一个法国人很傲慢的。 哎，就是说说，就知道他是中国人。说你这个小小气诺，你这个小支那，哎，小支那，你小支那还在法国干什么？你回去。哎，这个张爱卿说，当时听了以后就非常的反感。我我现在听着我也反感，是不是？哎，你可以对中国的文化有各种批评，嗯，你可以对中国的体制有很多批评，但是。 不一定说人家小不小，没错。你当年西方人一说中国人就是猪，呃，对，你这样的。因为你要是从个儿的大小上来说呀，你中国人不是欧洲人的个儿。但是咱们挑姚明能挑出来，是吧？那你中国他是十几亿人，民族几亿你挑两两米二的也能挑出来，是吧？呃，而且我还说这个。 我说，我我我到处说这个，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孩子的平均身高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高。 啊，哎，他还是他吃的饱了，但中国人我觉得有一个爱给别人起外号，的确容易从生生理特征出发，对，比如说红毛鬼子、大鼻子，还真的不是只针对倭寇。外国人，比如说说中， <laughs> 英文里边讲中国人的时候，他那个歧视性真不是从外征，他就叫比如 China man，说起来也没什么呀，就是中国佬啊。 但是他他不是不那么强调，比如还我还知道很多，比如对意大利人叫什么，对什么又爱尔兰人叫什么，好像都很少有这种直指你的生理上让我鄙视的地方。这这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咱当年抗战的时候，是不是确实会骂这个日本鬼子是小日本？不，那时候这老百姓，老百姓，老老百姓里头早早就你想这个这个倭寇可是不止抗日，那这早就们叫倭寇，倭寇早可能他们原来的这个。 呃，身材方面啊，确实。不过我去日本的时候啊，就日本的朋友好友好人士，嗯，他们说过这种话，说日本人呢，呃，很羡慕中国的女性的身材，觉得比日本有有这个所谓不是他日本人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叫 stereotype，就是。 这可能是夸张了，就是叫萝卜腿。 <laughs> 这我说，所以他也许他指的是这个，你是不是跟穿那个木制内八字关系啊？还是什么？对了，可能反正有点有点关系。对，哎，这个咱们净说这个电视剧的负面的东西。了，我说一句正面的东西，就一九八七年我去英国的时候吧，跟几个英国作家谈，有一个电视剧的作家，他很认真，而且他是左翼，为什么要写电视剧？ 就是要为呃呃这劳动人民说话，就要把英国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些苦处啊，哎表现出来。嗯嗯嗯。呃，当然咱们这儿也不是说都是我说的那种，也有现在正在播的那个中央一台那个东方吧。嗯。哎，有里头里头有有有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laughs> 是写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到苏联去。 和斯大林的那些磕磕碰碰，哦，哎，那这个这个有有有有有吸引力，嗯，而且这个他很他很认真。 他不敢随便瞎说，他都有那个解密的，哎，这个他可不像写抗日，写抗日您爱怎么随便， <laughs> <laughs> 没错，编都没关系，你写国民党那个那军统你也随便编，可是那个跟苏联那个句句句都都有大历史依据啊 <laughs> 啊，有依据。这咱们的电视剧工作委员会，王老可以兼任一下会长什么的，整天在家里看电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